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中途岛开战之前是吧？美国人这边呢，实际上就已经了解了日军的整个作战计划，然后呢，就挖了个坑啊，就等着日本人来跳。 啊，戏台呢都搭好了啊，下边呢两边就该这个敲锣打鼓就开张了。一九四二年的六月三号，这个日本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带着他的四艘航母就接近了中途岛海域，眼看快到地儿了，南云呢就想布置一下这个任务啊，于是呢就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你不能在航母上甩旗子，这谁看得见啊，是吧？结果他这电台一开机，自己的这个。 位置啊，就很容易就暴露了。有人问说：“这时候南云就不怕美军航母来袭击吗？”啊，说实话呀，真不怕啊，因为这个日军呢，计划从六月一号开始，从中途岛到珍珠港周围建立了多道潜艇警戒线。但是呢，人家美国人把你的这个计划呀，都知道了个底儿掉啊，所以尼米兹也知道这个小日本这么干，抢在六月一号之前就把航母派出去埋伏了。 所以这个时候，日军上上下下都认为啊，美国航母还在珍珠港趴窝呢。那就算你知道我在哪儿，离着一千一百多海里，没个两三天，你过得来吗？是吧？所以说，这个南云这么有胆儿啊，这胆儿肥，不怕暴露，也不奇怪。 任务布置完毕。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号拂晓四点半，啊，日军的第一批一百零八架舰载机，在游泳仗士海军大尉率领之下，啊，出发去攻击中途岛。啊，这前面咱讲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过啊，偷袭珍珠港第二波编队就是游泳仗士海军大卫率领的。啊，出发之前呢，大伙儿呢还是例行沐浴更衣。 是吧？缠个白头巾啊！日本人认为干干净净的工作呀，通常运气都不会差啊。然后在众人的欢送中啊，出发向东飞去。这一百零八架飞机啊，差不多占了舰上这个舰载机一半的数目啊。另一半呢，主要就是留着啊，准备对付美军舰队用啊。在这儿呢，咱说说这个航母上的飞机啊。一般来说，用来战斗的啊，主要是三种机型：轰炸机。 鱼雷机和战斗机啊，听名字就很好理解。战斗机呢是打别人飞机的啊，是打飞机的啊。当然呢，空中没啥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扫射一下地面目标。鱼雷机是专门用鱼雷攻击舰船的。轰炸机呢就是扔炸弹的啊，既可以用来这个攻击地面，也可以攻击舰船。只不过呢，它攻击舰船的时候啊，没有鱼雷机好使啊，毕竟打船的话。 还是直接从底下凿沉了，快嘛！那除了这仨以外呢，航母上呢一般还会有若干这个侦察机等辅助飞机。呃，这一百零八架这个战斗飞机起飞的同时呢，南云中将派了十架侦察机出去这个搜寻周围三百海里内的目标啊。这个时候，手下分舰队司令山口多文少将就提醒南云啊，说：“大哥，这事儿还是小心点好。十架侦察机也太少，多派点儿。” 是吧？万一美国航母就在旁边呢，咋办？是吧？那南云是满不在乎啊，就跟那个山口说：“你是海大毕业的还是厦大毕业的？是吧？咱还有那么多警戒潜艇呢，你不知道吗？是吧？这警戒潜艇一点信儿都没发过来，说明美国航母肯定。” 还在珍珠港是吧？你怕个毛啊！我这几架飞机我都觉得多余是吧？既然这样呢，山口就没话可说了。你是老大，你说了算吧？啊，谁让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不过山口留了个心眼儿，把自己的这个飞龙号航母啊，跟其他三艘航母，那赤城、加贺、苍龙拉开了一点距离啊。没想到这一手在后面就真派上用场了啊！本来南云就派了十架侦察机。 是吧？这个这十架侦察机就这数量就不多啊，结果有四架呢出了问题了。其中两架是因为巡洋舰上的弹射器故障啊，耽误了半个小时起飞；另一架呢因为故障提前返航，是吧？一架一直飞在这个云层上空，偏偏就是这架云层上面的飞机。 本应该正好搜索到美军的两个特混舰队，是吧？他就奔那个方向飞的，是吧？结果他在云层上空，这一下要了命了啊！到了五点三十四分，美军的飞机先后发现了日军的航母和飞机群啊！中途岛上所有美军轰炸机立刻全部起飞，扑向日本航母；所有战斗机是吧？起飞拦截日本飞机啊！ 不过呢，得承认啊，当时美日两国实力差的有点大啊。开战初期嘛，日军航空兵精华尽在啊，美国这边呢，飞行员没打过什么像样的空战，尤其是这个守岛的空军，一般都是学艺不精啊，菜鸟中的差等生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装备质量也不行。 虽然开战前，尼米兹大叔拼命的给中途岛输血啊，但是七拼八凑的这飞机质量，想想就知道，那这个好多都是该进博物馆了啊。反观日军，有当时独霸天下的零式战斗机，是吧？零式战斗机呢，就是日本黄道纪年二六零零年，也就是公元一九四零年啊，这个装备部队的啊，是当时世界上。 这个体重最轻、航速最快、火力最猛的这个战斗机啊，你先，其实它是牺牲了飞行员的安全性能啊。这飞机啊，就相当于飞行员坐在一只打火机上啊，一打就着啊。但是呢，它这个只有一吨多重啊，所以它体体重很很轻是吧？然后呢，航速就快，另外它火力强劲。当时的这个战斗机一般只装备机枪是吧？像美军的战斗机上装备的七点六二啊。 十二点七毫米的机枪啊，这个零战就装备了二十毫米航炮，啊，所以它的这个火力很强啊，就在你打不着它的时候，它就能打着你。一战下来，是吧？美军飞机纷纷被击落啊，生还的飞行员只有十一个啊。不过呢，他们也干扰到了日军的空袭，是吧？中途岛上的机库啊、油库啊，是吧？ 这些这个目标啊就没怎么被破坏，所以这个拥有大卫呢就给南云发电啊说老大，我这边家伙没带够啊，你再派点飞机来，咱干他一票。正好在这个时候，就是七点十分，从中途岛飞来的这个美国轰炸机啊也空袭了南云的舰队，但是这些飞机呢都没有击中目标啊，而且呢只有三架飞机逃了回去是吧？有一架这个 B 二十六轰炸机坠毁的时候啊。 差点撞上南云的旗舰赤城号啊，把南云这帮人吓得不轻。所以南云觉得呀，中途岛这个小岛上力量还是很强嘛啊，反正现在也没找着美国航母，那就索性一鼓作气把中途岛呢搞定了再说。于是命令舰队的飞机更换弹药啊，把飞行甲板上已经装好鱼雷的飞机送下机库，卸下鱼雷，换装呢对地用的炸弹啊，准备起飞攻打中途岛啊。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南云中将的命令是七点一刻下达的，不是说下完命令马上就干，是吧？怎么着这些事儿得干个把小时。当时没有机械化，都是人手作业，是吧？大家正在这儿热火朝天的干了十几分钟，七点二十八分，之前一架被耽误了的晚起飞的侦察机来信了。 啊，说我这儿啊啊，距离中途岛二百四十海里的地方发现了美国舰队，还不少，是吧？有十艘军舰嘞，啊！南云一听心里一惊啊，但是还算冷静啊，赶紧追问啊，说有没有美军航母？是吧？侦察机说没看见，只有巡洋舰和驱逐舰。啊，我再找找啊，等信儿啊，别着急，是吧？南云就开始焦虑了，是吧？ 虽然没有发现美军航母，但是巡洋舰、驱逐舰这种舰队不可能单独行动，航母肯定在附近啊！所以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啊！刚才我也是见，干嘛让换弹药？安静的等着吧！啊，刚想静静，美军舰载机来了啊！开始攻击南云舰队啊！南云赶紧起飞这个。 零战应敌啊，还是说这个美军太菜，没有一个人命能命中，而且呢，没一会儿都被零战呢给敲下来了，是吧？不过这次美军的这个攻击啊，还是没有白费啊。首先呢，日本战斗机起飞迎战，这就耽误了给后面的轰炸机飞机护航。然后呢，日军的航母啊，各种规避动作啊，里边的机库里就乱成一团了，炸弹油料都挤在一块儿啊。到了八点二十的时候。 是吧？侦察机又来信了，说疑似发现了一艘美军航母。南云这心里啊，一匹羊驼在奔腾啊，恨不得抽自个儿俩大嘴巴。哥几个别闲着了啊，赶紧把鱼雷、穿甲弹啥的换回来。那整个机库就更乱套了，甲板上也没闲着。刚才的这个战斗机和早上去轰炸中途岛的飞机要回来降落啊。 机库里更没闲着啊！南云下令所有轰炸机卸下炸弹，装鱼雷，先别管中途岛了，准备攻击美国舰队，是吧？正在这个时候，游泳大卫的机群轰炸中途岛回来，溜达了一圈啊，人困马乏，飞机都没油了，是吧？一看底下飞行甲板上这情景啊，这游泳就开始骂娘，是吧？咋了？是吧？开航展吗？是吧？你开航展等我降落了啊！你现在咋办？咋整啊？是吧？ 这个时候，南云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赶紧让飞机装好鱼雷，起飞攻击美国航母，啊，然后腾空甲板，让游泳降落。这样的话呢，飞走的这波飞机可就没有护航战斗机了，有可能损失惨重，而且呢，这个游泳的飞机很大部分可能撑不到降落就得掉海里，是吧？ 另一个选择呢，就是把甲板上的飞机收起来，放进机库，天上飞机降下来，舰上的飞机再起飞啊。但是这段时间航母就比较脆弱了啊。南云想了想啊，反正啊，美军呢就一艘航母，掀不起啥大浪来啊。我牺牲时间，我保全飞机吧。没办法，家里穷，耗费不起啊。而且呢。 这个轰炸机不带战斗机护航直接出击，这个在日本的飞行条令里是不允许的，啊，咱得按规矩来，不是？是吧？就这样复杂的程序开始紧锣密鼓的展开。南云中一不停祷告，天灵灵地灵灵，太上天照大神快显灵，是吧？老美飞机赶紧停。不过这次祷告不管用。九点十八分，老美飞机来了，头一波是来自大黄蜂号的十五架鱼雷机，是吧？这些飞机实际上是跟之前的飞机啊走散了。 是吧？鱼雷机本身飞的就特别慢啊，日军临战呢就又开始刷战机，十五架飞机被全数击落，无一生还。紧跟着企业号上的十四架鱼雷机发动了进攻，他们也是跟自己的护航战斗机走散了，结果呢还是无一命中，击落了九架啊，五架逃了回去，是吧？ 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日军都是在玩狩猎游戏，那所以小鬼子特别开心。皇军真是五运长久啊！啊，这简直就是在虐菜啊老美是不是派小学生来的？是吧？这帮人这个驾驶技术不是跟师娘学的，就是跟师妹学的，是吧？不过此时他们的弹药啊也用的差不多了，到了十点零六分。 这个日本战斗机啊，刚刚开始返航，来自约克城号的十二架鱼雷机和十七架俯冲轰炸机，突然杀向了跟舰队拉开了一点距离的飞龙号航母。这个时候，天上只有十五架零战，拼了命的保卫航母，最终勉强打退了美国人。这一波攻击就一直持续到了十点四十。 这波飞机还没打完，十点二十二分，加贺号航母上的官兵突然发现从云层当中俯冲而下的美国轰炸机，这就是从企业号上航母起飞的第六轰炸机中队，一共是三十三架 SBD 俯冲轰炸机，是吧？SB 的俯冲轰炸机，是吧？一开始他们没有在预定海域发现这个日本舰队啊，但是中队长呢？ 麦克拉斯基少校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带着机队向北搜索啊，终于找到了日军航母编队啊！但是有个事儿啊，很奇怪啊，是吧？这个咋天上一架日军战斗机都没有呢？不应该呀！那怎么他们没有这个战斗机起飞保障自己的航母啊？原因很简单，感谢刚才那些被虐的鱼雷机，把鬼子火力啊都吸引了。 而且几波空战之后，所有日军空中警戒的战斗机的燃油弹药都差不多了啊！再加上所有人注意力放在了鱼雷机出没的低空，没有人管头顶啊！发现俯冲轰炸机之后，加贺号舰长冈田次作大佐赶紧下令紧急左转，但为时已晚，四枚五百磅的炸弹和三枚一千磅的炸弹结结实实的。 落到了这个加贺号上，加贺号舰桥被炸毁，冈田大佐和一大批军官阵亡，好几枚炸弹击穿了加贺号的甲板，在机库爆炸，把大量飞机、武器、燃油全部殉爆，瞬间加贺号灭火措施就全部失灵，陷入一片火海。 加贺号被炸，这个两分钟之后啊，十点二十四分，他旁边的苍龙号正在回收战机，从无线电里呢听到了加贺号中弹的消息。紧跟着美国轰炸机就来了，苍龙号的舰长柳本柳作大佐也赶紧命令左急转弯啊！但是呢，依然有三枚炸弹击中了苍龙号，而且呢，三枚炸弹都穿过甲板，在舰体内部爆炸，引发了严重的火灾和二次爆炸。 造成了大量死伤，由于这个火势无法控制，所以刘本大佐在二十分钟后下令弃舰。这个时候，船上的通讯系统啊已经瘫痪了，好多水兵呢没有收到命令。加贺、苍龙被炸，南云的旗舰赤城号赶紧右转规避啊！但是十点二十四分，赤城号刚刚恢复执行，三架美国轰炸机就来了。 结果这三架飞机投下的炸弹还都是命中啊，这就跟打靶一样，是吧？但是只有一枚击穿了甲板，啊在机库引爆。跟加贺号和苍龙号相比啊，赤城号刚开始的时候受的伤还不算重，还能稳定航行。但是二十分钟之后，是吧？赤城号的这个火势也失控了，在舰长。 青木太二郎大佐和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的敦促之下，南云中一终于同意啊，把旗舰转到长良号巡洋舰上。短短五分钟，日本人三艘航母被击中，变成了三团火球，失去了战斗力。南云机动舰队就剩下一艘航空母舰了啊，那就是山口多文指挥的这个飞龙号。南云把机动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第八战队司令阿部弘毅啊。 结果，阿布直到十点五十才向飞龙号的山口下令反击。幸亏山口雷厉风行啊，早在那几艘航母被炸的时候，就下令紧急准备机队。啊，一接到命令，就马上派出十八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和九架零式战斗机组成的攻击编队，直扑美军航母。 日本鬼子啊，很聪明啊，知道找带路党啊，巧妙的跟在一批返航的美军轰炸机后面，成功的找到了约克城号啊，并且呢，立刻发动攻击。虽然这个美机起飞迎战，但是还有三颗炸弹命中了约克城号，而且呢，咱们讲这约克城号是刚从 ICU 出了没多久，缠着纱布上阵的，等于这个小日本啊，对一个重伤患者。 这个动手啊，这哪受得了啊，是吧？日本人一看约克城号舰体都爆炸了，肯定得沉啊，就得意洋洋的挥了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啊，就走了，是吧？不过真得说呀，美国航母上的损管是屌炸天，又立功了。约克城号虽然多处起火，失去了动力，但是飘飘悠悠的，就是没沉，是吧？弗莱彻少将转移到了另外一艘重巡洋舰上，斯普鲁恩斯暂时接管了。 第十七特混编队的这个指挥，不久啊，飞龙号呢就起飞了第二波这个十几架战斗机，对受伤的约克城号发起了第二轮攻击，领头的还是游泳战士大卫，是吧？这个。 游泳起飞的时候啊，地勤人员要给他加油啊。这个时候地勤就跟这个游泳说啊：“说长官，你的这个飞机啊已经坏了一个油箱了啊，所以呢，咱们现在这个，反正现在航母上呢就没有飞机可供您更换，所以要不您就别去了啊，您让别人这个带队，让好的飞机去，您这不是。” 就等于作死去吗？啊，结果游泳很文艺范儿啊，这个轻轻的笑了一笑，是吧？挥了挥手说没关系，把这个没坏的那个油箱加满就完了啊。所以游泳这是抱着必死之心，是吧？因为他起飞之前啊，山口多文嘱咐过他啊，说尽量要攻击是吧？没受伤的航母啊，可是呢，这个约克城号的损管啊做得太好了啊，游泳飞来的时候不冒烟了，而且还能继续这个。 航行啊，游泳呢，就以为他是被没攻击的航母，结果这可怜的这个约克城号啊，二进攻又被这个两枚鱼雷击中了左舷，掀开两个大洞，啊，动力彻底瘫痪啊，而且呢起了大火，因为进水迅速向左倾斜。到了下午两点五十五，舰长毕马斯达上校终于下令弃舰。 正在飞龙号的飞机忙着炸约克城的时候啊，美军飞机也发现了飞龙号。不过这时候，美国三艘航母的鱼雷机近乎全灭，战斗机和轰炸机也损失惨重啊。三点半，斯普鲁恩斯下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等飞机起飞，但由于那个大黄蜂号啊指挥混乱，只有企业号上的二十四架轰炸机按时出发了。 这个时候，山口多文还琢磨着怎么干掉美国的第三艘航母呢？啊，为啥是第三艘啊？因为之前啊，日本人炸了两次约克城号，是吧？所以山口呢，以为现在美国只剩一艘航母了。可是日本飞行员太疲惫了，啊所以山口呢，计划的攻击就推迟到了六点。美国人不管这套，四点四十五分，企业号的轰炸机就发现了飞龙号，一通攻击过后，四枚炸弹击中飞龙，引发大火。 至此，南云中一的机动舰队四艘航母先后失去了战斗力。这一天傍晚，日军驱逐舰用鱼雷先后把苍龙、加贺号击沉。赤城号虽然已经弃舰，但是呢，因为它是旗舰，而且历史悠久，要不要击沉吧？是吧？联合舰队这些将军们啊，还争论了半天啊！你说日本人逗逼不逗逼？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扯这淡？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五号凌晨。 山本五十六下令啊，把这个赤城号和飞龙号击沉啊。那么，山口多文和飞龙号的舰长加来指南大佐都决定跟飞龙号一起沉入海底。山口多文早年也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后来日本海军改革联合舰队航空作战的主要这个执行人呢。 就是他，而且这个人很具有战略眼光。很多人评价啊，说中途岛日军最大的损失，并不是四艘航母，而是这位唯一能接山本班的得力干将，是吧？之前我就好多次说过啊，这个舰长跟舰同臣的做法，绝对是得不偿失的。造一艘舰很容易，材料、人工、马齐了干就好。一个合格的指挥员，没有个十几二十几年是出不了师的，是吧？而且失败的教训。 恰恰对他这种统帅级别的将领啊，是最宝贵的。短短一天时间，日本联合舰队四艘主力航母灰飞烟灭，直到此时，日本人的情报仍是一团乱麻啊！美军舰队的规模和位置一概不知。山本五十六居然还下令剩下的部队立刻追击美军啊！因为美军舰队已经被击溃，正在向东败退。 到了六月五号中午，还是没有找到美军舰队，只好面对现实啊！下午这个两点五十五分，山本五十六下令，全体撤退，让南云忠一和之前准备登陆中途岛的近藤信竹返回，另外一支已经出发炮击中途岛的立田舰南指挥的巡洋舰队，那这个时候已经开到离中途岛只有五十海里的地方，撤退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了这个两艘啊！突然发现了美国潜艇，一片混乱之中，最上号和三位号两艘巡洋舰相撞啊，只好这个留下来啊，慢慢往回走。美军这边除了飞机损失以外，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毫发无损，约克城号正在这个往回拖，那准备这个再修啊，在拖的路上呢，被日本1幺六八号潜艇发现了，是吧？这次呢。 他的好运气终于用完了，被一幺六八发射的鱼雷击中。六月七号早上，约克城号终于沉没了。其实美军这时候啊，情报也比较混乱啊，不知道日本已经把自己的四艘航母都击沉了，还在到处搜索啊。结果呢，又过了一天啊。 六月七号发现了掉队的最上号和三位号啊，这个美国人就以为发现了另一个日本主力舰队，一通狂轰滥炸，把三位号重巡洋舰炸沉。日本舰队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撤退啊，山本呢还打算用剩下的这个瑞凤号航母引诱美军舰队出战啊，而这个时候斯普鲁恩斯特别冷静，说咱们见好就收是吧？赶紧东撤，脱离战场。 斯普鲁恩斯明白啊，这个不能再打了。那六月七号晚上，山本终于掉头，悻悻的返回了日本，是吧？就这样，中途岛战役以美军完胜而告终。整个中途岛海战，美军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一百四十七架飞机，阵亡三百零七人。 日军呢，却损失了四艘大型航母、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三千七百名舰员。从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是吧？虽然说这是早晚的事儿啊，但是就像歌里唱的：“没想到这来的这么快，又那么直接，是吧？”日美开战之前，山本不是说过吗？日本只能坚持半年。你看。 从四一年十二月偷袭珍珠港啊，到四二年六月中途岛海战，果然正好也就半年，是吧？山本真是算无一策啊！在这之后，太平洋战场上之前一路高歌猛进到忘乎所以的日本人，也就高兴到头了。而另一边的山姆大叔摩拳擦掌，开始了全面反击。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